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五十集。洛寒看到画本摊儿，眼睛都亮了。他上次去无忧城，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没有补齐这几千年来新出的图册。有林清宵杵着，他实在找不到机会偷偷补仓。 如今到了人界，他终于可以尽情的挑画本了。仙界什么都好，唯独在娱乐创作上太死板。林青霄跟到洛寒身后，借着身高优势一低头，就看到他手里拿着《美艳狐狸俏书生》《山鬼艳纹录》《十王夺爱》等诸如此类的画本，眼角不受控的抽了抽。林青霄告诉自己。 他已经脱离人群四千载，可能不太懂现在年轻人的爱好。兴许如今仙界年轻人中就流行这些。他沉默良久，终于勉强说服了自己。洛寒挑书挑的手都不够用了，他随意递给林青霄几本，说：“你帮我拿着。”林青霄低头看到最上方一本，正是《十王夺爱》。 封面上还写着一些极其浮夸的标语，背后的精英亲卫兵们沉默了，他们瞪大眼睛，看到高贵不染凡尘的天帝陛下接过那几本书，还翻开看了看，完了，他们瞎了。摊主看到面前这两个人，呼吸都要背过去了。这位姑娘漂亮的不似真人呐，后面那位公子更了不得，举手投足间都带着种。 他说不出的尊贵。这样两个人站在一起，美好的宛如画卷。仅凭这两眼，摊主都觉得自己能多活三年。摊主语带讨好说：“公子和姑娘也喜欢画折子，呃，这是最近卖的最好的画本。若是姑娘喜欢，这几本当做搭头送给姑娘。”洛寒连忙推辞：“哎，这怎么能行？” 他们并不缺钱，而摊主做的却是小本生意。摊主见洛涵不好意思要，热情地把书放到洛涵手边，说：“哎呀，姑娘不用过意不去，老夫啊，这一辈子儿女缘薄，女儿老伴啊都走得早，膝下唯有一个外孙女，老夫平生没有其他愿望。” 就喜欢看年轻夫妻和和美美的，这些东西啊不值几个钱，对两位来说不算什么。两位日后白头偕老，举案齐眉，就是最好的回礼了。年轻夫妻，林青霄微微抬眉，头一次觉得这几个字眼如此顺耳。洛寒立刻解释，并不是夫妻，您误会了。 林青霄低头瞥了他一眼，似有不悦。摊主在对面看到，一时拿不准到底该信谁的。林青霄将手里的书收拾整齐，微微一抬，后面的侍卫便上前恭敬接过。林青霄按住洛寒的肩膀，正好截住洛寒的话。好了，摊主一片好心，收下便是了。洛寒话被打断。 还不等说什么，就被林青霄揽着肩膀带走。走时，林青霄无意般问：“敢问令夫人、令千金姓名？”摊主一愣，下意识报出两个名字。还不等他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和盘托出，就见眼前那个仙人般的男子淡淡颔首说：“好，我记住了。他们来生会投个好胎的。”摊主完全呆住了。 等他反应过来，刚才那两个神仙一般的人物已经走远了。女子正在和男子说些什么，男子站在女子身边，行为没有多么亲密，可是处处可见回护之意。摊主愣了良久，喃喃道：“呃，我老头活了大半辈子，莫非今日真见了神仙？” 洛寒走远后，和林清霄抱怨：“你为什么不说？”对方好心收下便是了，推脱反而落他面子。洛寒气结，说：“我说的分明是另一件事。”林清霄低头，一脸坦荡的看向他：“什么事？”洛寒憋了半天，最终憋屈的咽下了这口气：“没事。” 林清霄收回视线，神情依然高冷从容，眸底却隐隐带着笑。洛寒气来得快，去的也快。他置身于市井中，很快就想到曾经的场景。都说一重天凡尘气重，极为凡间。现在看来，仙凡毕竟是不同的。这才是真正的人间呢。林清霄刚才还愉悦的心情，一瞬间蒙上阴霾。他问。 你去过一重天？对啊，我们正好赶上了玄女节，还去看了银河，放了河灯。林清霄听出来了，这是九人城。他听洛寒说过去游历的事情，酸的冒泡，还要若无其事的说：“凡人自欺欺人也就罢了，你怎么也相信河灯？若想许愿，与其寄托于玄女，不如寄希望于自己。总而言之。” 放河灯这种行为花里胡哨，毫无用处。花里胡哨，毫无用处，很好。洛寒点头赞同道：“没错，你说的对。人要靠自己，不能寄托于虚无缥缈的幻想，指望上天帮你实现愿望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河灯上的愿望，还是让他自己去实现吧。”林青霄听着这些话，觉得不太对。 他不由皱眉，肃声道：“你们在灯上写了什么？”洛寒当没听到，不回答。林青霄内心不祥的预感更深问：“连锁小事也就罢了，人生大事需得装素，写在纸上太过儿戏了。总不至于是成婚求子之类的吧？”洛寒表情微微一怔，林青霄看到，心中一沉，竟然真的是。 林青霄一时百味陈杂，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气婚姻这种大事，另一个人居然如此儿戏，更气洛寒竟然答应了。林青霄对另一个时空的自己感情非常复杂，一方面他觉得那是年少时的他，另一方面他又嫉妒对方和洛寒有许许多多回忆，他却一无所有。 林清霄沉着脸，一路无话。他一举一动依然不失天地体统，但是深州的气场已经快要结冰了。洛寒觉得君心莫测，承不我气。明明是同一个人，当了天地后就变得难以捉摸。正好这时路过一个卖糖人的小贩，洛寒将摊主叫住，问：“你的糖人怎么卖？” 摊主见那位天仙似的女子竟然叫住自己，顿时连话都不会说了。十十文钱一个。凡间的钱财对于洛寒来说如同虚无。洛寒想了想，问：“你能做什么？龙可以吗？”林清霄正在和自己生闷气，听到洛寒的话，他一顿，讶然的低头看了他一眼。 摊主大概时常听这种要求，当即拍了拍胸脯，豪爽地说：“姑娘，别的不敢说，若说捏龙，我却是城里头一个。我捏出来的龙活灵活现，都足以以假乱真呢。就算是天上的真龙见了，保准也分辨不出来。”洛寒听到这里就笑了，林青霄很是无奈，抬手轻轻拍下洛寒头顶。 别闹！洛寒将他的手从自己头上拿开，说：“嗯，那我要一只龙，银色的。”摊主都已经咬出糖浆了，听到洛寒的话，整个人愣住了。“银色的，姑娘，我们这是糖人儿。”洛寒也跟着一愣。对了，差点忘了，这是凡间。 糖浆没有银色的，洛寒尬住了。林青霄在旁边听到，忍俊不禁，轻轻笑了出来。洛寒恼怒，用力瞪了林青霄一眼。林青霄将他的手按住，另一手拿出钱财放在摊子上。他惯常会生出些奇思妙想，摊主不必为难，按你们寻常的做就好。摊主觉得林青霄这话有些奇怪，但是具体又说不出来。 应了一声，熟练的搅糖浆、勾糖人等待的时间无聊，洛寒见旁边有做风筝的，就去另一个摊子看热闹。洛寒走后，林青霄下意识皱眉，也想跟过去，怎么总是自己一个人跑啊？太危险了。然而事实上，这小小一方人类城池，有天界武力巅峰天帝殿下，有十来位天兵，还有一位天道。 能有什么危险可以威胁到洛寒呢？但无论李治说的再好听，当事情降临在自己身上的时候，还是没道理可讲。摊主见林青霄眼睛已经跟到另外一边，心中了然，说道：“公子和姑娘还未成亲吧？婚前就有感情是好事儿，两个人心中都有情，婚后的日子才能过得顺畅。”林青霄微微一怔，问。 何出此言？嗨，这还用猜？你们两人一看就是未婚夫妻，偷偷约出来私会。虽然这样做有违礼法，可是少来夫妻老来伴儿，趁青春年少，就要好好带他看大好河山。这样等老了，也有事可回忆。摊主站在凡人的思维上，自然觉得。 洛寒和林青霄已是订婚的男女，现在偷偷背着家里出来约会。林青霄停住在小摊前，呼声感慨：龙的寿命悠久漫长，不需要担心衰老。他又是天帝，每天关心的都是六界大事，何时为零碎小事驻足过？此刻日渐黄昏，天边晕染出橘色霞光，街巷两边飘来炊烟的味道。 一位阿公和阿婆一边相互抱怨，一边扶携着往家里走。正巧私塾放学了，半大孩子们嚷嚷着从街道中穿过。很快，巷子深处就传来各式各样的母亲的声音。原来这才是真正的人间。林清宵是天帝，他知道天、凡、明三界任何一处河流山川的名字。 熟知大小城池每年的赋税和人口，唯独不知道一串糖人多少钱。私塾在什么时候散学？帝王注定孤独，而在此之前，他是中山家主，是天界飞升最快纪录的创造者和保持者，是苍龙族万年难得一遇的天才。他背负着许多使命，独独没有温情。 没有人会考虑天地累不累，就像没有人会考虑天才会不会有压力。他拥有着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无法触碰的权势，拥有着史书都在称道的强大力量。可是高处不胜寒，等闭上门，他连最普通的家庭生活都不曾感受过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。 下集更精彩哦！